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呢，徐老师给你介绍一个德国小流氓。 <laughs> 哎，这我可不是骂你，他的这个微博叫什么？叫雷克小流氓。 <laughs> 雷克小流氓，他叫雷克。三，你是三十一岁吧？对，我是八一年的。啊，八零德国八零后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在中国走的路， <laughs> 比我这个四十多的要多的不知多了多少倍。基本上，你跟我们当年红军差不多了。 我们没有他们厉害。我们当年讲万里长征嘛，嗯，他走了至少有五千公里没有吗？就是是四千六百四十六公里。到他的书上。你想从北京一个人发这么一个愿，走到新疆，一路乌鲁木齐，嗯，走到乌鲁木齐。 本来要走到德国，但是走到乌鲁木齐就不想走，走走回你家呀？对 <laughs> 对对， <laughs> 你能活着走回家吧。 <laughs> 不知道啊，因为就后来就放弃了就不走塔利班的地方？没错没错，那这长长胡子就可以了。你真觉得中国地面上现在这么安全吗？安全，挺安全的。对，对于老外来说，我在那些地方挺安全的。我不知道当地人怎么样，但是我挺安全的。那为什么我生活在中国会有这种不安全感？就是比如说，你让我从北京走到新疆。 我第一个不安全，我觉得我怕我半路上会被人弄死。如果一个人的话，嗯，他个子比较高，身体比较魁梧，那目标更明显。另另外呢，你知道你现在在一个好的时代，以前吧，你在城市里，你只要到郊区的一个路口，就会有一个牌子说外国人不得进入。嗯。 外国人只能在城里，郊区都不能去的。嗯，以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取消的。现在你看，外国鬼子可以在神州大地上到处走来走去啊，出了西藏。 西藏是吗？西藏是有特殊的这种证件，但是别的地方都可以去，都可以去。对，就已经觉得挺好的。而且他路上还交了这个朋友，嗯，还泡了妞，是吗？是吗？偶尔， <laughs> 偶尔。 <laughs> 哎，他怎么火呢？你知道，他把他自己的除了这个出了这个书啊，徒步中国之外，他剪了一个短片，就把把他这个行程这个片子放上网之后啊，听说是出乎寻常的这个火，所以呢，他现在也就火了。咱们可以看看一小段啊。 其实我平常老觉得啊，就是你看我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对老外也有这么一个算是误解吗？就是只有我觉得只有外国人会这样，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错错错，会觉得傻乎乎的。就是比如说我们开着车啊，在一个一个比如新疆那个路路上走啊，总会看到一个像他这样子的人背着包，远远的那个路啊，几百公里都没有第二辆车一样，咵就这么走。 走，后来我们看到说，哎，你你上车，哈，不要，老外就哗哗哗就碰到我了， <laughs> 是吗？就像是这样的人， <laughs> 我们你看，你你为什么说我错呢？你觉得中国也有很，中国也有这样的，而而且不少，只不过，呃，可能呃，我们比较关注外国人，我们觉得比较有有新闻价值或者什么，但是中国有很多这样的。 拉了拉拉车，或者是骑自行车的，我都遇到过。我我那个时候在张掖，甘肃张掖，我还觉得自己很牛，走了七个月，碰到了一个叔叔，啊，他也是拉了一个车。 然后那个就是我，他的车上上面写的，好像他他也是徒步的，我就有点那种显摆的感觉，就问他走了多长时间你啊？然后他说哦，今年二零零八，我是八二年开始走的。 <laughs> 对啊，出生的第二年就开始走了。 <laughs> 我说好吧，拜你为师嗯，所以行走，他就一直在对谢老谢老师那是。就行走是一种人生啊，你走到新疆那种那种。 自然挑战的地方走，你很有很有成就感，很有挑战感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你要是走在河北啊山西啊那种路，慢慢这就是，你知道？那不很闷吗？你知道，就是有现在有些中国人会觉得啊，中国的这个大地啊，我们有句成语叫“满目疮痍”，你可能还没学会，你会“班门弄斧”是吗？对对对，那个不会。 <laughs> 对，必须的。满目疮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实际上中国这些年的这个建设呀。 破坏了很多自然的风光，呃，而且建起的那些建筑也很丑，甚至有一个美国的设计师，他也是呃从中国的南部走到中国的北部，你知道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？他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地面上是中国这个最恶俗的一个时代，恶俗你知道什么？就非常到处都看到的是很俗气，或者都很一样的建筑，呃，就是而且环境也脏，就是那那你会觉得很美吗？ 我追求的不是美，我追求的是有意思。就这样，我不会好像，如果说让我呃四千多公里走一个九寨沟，我会觉得很无聊，都是一样的嘛。哎，呃，所以说我从北京出发，我的我首先对向下有兴趣，我想知道它怎么样。而且我觉得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。如果说嗯一个石家庄，可能不是我我会推荐给外国人的一个旅游的。是我的老家。对。 <laughs> 哦，四阿姨。 <laughs> 没关系，哎哎，对啊对啊对， <laughs> 镇定就很不错啊，哎，镇定，镇定，我在老家就就一流，对不对？镇定我觉得很棒。我们习近平主席在镇定待过，你看 <laughs> 他多会夸呀，这个这个马屁拍得好啊，马屁拍得好。哎，这就说到了，你好像也会上中国的这个微博哈，嗯，你知道我找他一段话，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。他说他看不懂中国的微博情绪，他说有一天啊，他在微博上抱怨。 他说我在中国这微博上，我中国话也很好。他可是怎么他们早老骂我说，我说中国还有些不完美，就被人骂臭老外。我说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对的，他们又骂我是洋五毛。呃，我说这个德国好被骂，说德国不好呢也被骂。最悲剧的是。 我说我在家换了个灯泡而已，也被骂没内涵的傻瓜。 <laughs> 真的是这样的。 <laughs> 哎，你觉得中国的微博有什么特点？哦，首先，其实我这样抱怨是非常不对的，可能是一个我自己的情绪，我受不了这些网友的一些他们给我发的一些评论或者什么，其实不应该的。我觉得怎么说？ 呃，网上呃自己发表一些看法总是比较极端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包括在中国，包括在在德国也是这样的。呃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我就是我觉得比较逗嘛，啊。德国也骂得这么狠吗？啊，可能没有那么狠。问问问候爸爸妈妈。呃，也会问候啊。可能不问候爸爸妈妈。呃，就是其实他学嘛，学得挺呃，可能学的一些美国骂啊，或者是会说。 啊， <laughs> 就觉得那样比较比较酷，就显得没有那么土嘛。对，呃，但是其实骂也挺多的，包括我这个视频也会被骂，就不各种各样的，很很莫名其妙的。他们会说你的视频是一个发型表演，是吧？ <laughs> 呃，可能觉得是假的，我是不是把那些背景就就 <laughs> P S 进去的或者啥？然后可能有的人觉得我的胡子长得那怎么那么差呀？我还我还敢显摆啊或者啥？就是这种骂也很正常，我觉得。但是微博作为一个平台，其实可能在中国的这种环境比较特殊嘛，所以我很欣赏它。所有这些这些，如果说骂的有创意，我我觉得挺好的。如果说光是你呃母亲怎么样啊或者什么，我就觉得没有内涵。 呃，他有一个感觉啊，也是我的感觉，就是说这种呃，这个网上的这种社交媒体吧，就是这个微博呀，中国的是最爱聊政治的。对，这必须的。是吗？你觉得在德国？在德国就不会。是？德国少一点，明显少一点。那。 呃，首先，微博它作为一个善在 Facebook 和善在 Twitter 的一个平台，其实它发展的很好。它我给给我个人感觉，它其实已经功能来说，比 Twitter 和 Facebook 要好用的多。而且，呃，不是说好像我光发布一个一个自己的观点，而是我们会讨论。对，一个小屁民发布了一个东西， <laughs> 啊，被被一个大 V 转发了，就变成了好像他的话在下面，上面是大 V，然后在上面是一些别人。就我觉得这样很很，其实很民主。 哦，呃，我们这样交流，呃，Twitter 总是好像给人感觉我发发出去了我的东西，我是比如说巴拉克巴马不是开了一个 Twitter，但从来好像就不是说好像小的那些那些用户的呃话会被大 V 或者是转发或者什么，就就就这种差别，我觉得微博挺。 挺挺有用的，对这个整个意识。Facebook 主要还是呃人际的交流，对朋友。嗯，Twitter 是有时候是被拿来做一个宣传的窗口。嗯，呃，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报纸啊、电台啊，这个限制比较少，所以政治的很多东西到其他的渠道去了。对，在中国，微博存在的功能是全世界独。一。我不知道你会关注中国的网友关注的中国的新闻，你你你也会很关心吗？ 我关心啊，对啊。比如说最近你看什么事情比较注意？哦，不是前几天呃台湾。 呃，他们不是游行吗？红中秋对，红中秋那个人叫红中秋，就被被被虐待死的那个兵。对，我会就是这种事情，或者是最近新西兰奶粉那个事儿啊啊，就就各种各样的那种事儿。反正因为我关注的人很多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好像觉得我只能关注那一派，人，或者是有价值人，包括呃一些娱乐明星我也关注，包括一些比较极端的我也关注。所以说，整个我的微博就是乱七八糟的。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别人怎么吃，怎么。 玩儿，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呃，比如说空心物发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但是这种关注，呃，你会得到一个什么印象？比方说啊，你作为一个德国人啊，你觉不觉得中国现在有一点乱七八糟？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德国是很有秩序啊，很很整齐，但是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很乱，很不能理解，有这个印象吗？我觉得它在变化当中，就是可能这个媒体以前。 他的呃，他的义务是他要引起老百姓呃讨论话题，就是说，嗯，可能八十年代或者是之前，这个呃官方媒体他说你们现在要讨论这个，而且呃官方的呃看法是这个，那你可以在家里自己讨论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外面你们讨论的就是这个。那么现在不是这样的，现在媒体只能跟上微博，他只能说微博有一个热门话题。 呃，然后媒体媒体他好像跟上了，他能说哦，我对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什么自己的看法。所以说他的义务变了，他只能，因为我们不能确认这些媒这些微博上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所以说他不是说好像他可以控制我们在说什么，而是他们他可以告诉我，我作为官方媒体或者是非官方媒体或者是国外媒体，我对他有一个什么看法，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。那我觉得这样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，当然显得很乱啊，但是都和你们德国人有关。 官方的主义是卡尔马克思来的， <laughs> 对对，那个公众空间是哈伯马斯来的，啊，都是你们德国人搞的事情。哎，那哈伯马斯还不错吧？ <laughs> 那你觉得这个说我们中国人对德国的很多想象啊，呃，你觉得对吗？比如说，我们认为德国人非常严谨，啊，其实有一些就是那种很无聊的偏见，真的，比如说。 比如说我们都很严谨，其实可能工作方面我们是被逼的严谨一点，因为环境不让你乱搞，呃，可能就是因为法治。所以德国人到中国来就幸福了，对吧？ <laughs> 其实其实我们历史当中有很多时候其实就很乱七八糟嘛，而且你记得罗马人怎么描述德国人吗？就好像是一片乱七八糟的人，就是你无法控制的那种。他罗马人就觉得对啊，就是野蛮的那种。那么这这个德国人怎么变成了现在的德国人？那肯肯定是跟 跟法制有关的，不是跟人的本性有有关，对不对？啊，呃，就是我觉得，我要是给我的那些吸大麻的那些德国朋友说啊，中国人都觉得你特别严谨，你从从来不会迟到，他会笑死了，对不对？他会觉得 <laughs> 哦，我原来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呃，就像好像可能西方人他都都觉得。 呃，我不知道，如果说你们去呃西方，可能会接触一些比较呃比较有比较知识分子的一些外国人嘛，可能不会问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。但是我年轻人去的话，他总他总会被问啊，中国人吃不吃狗肉啊？ 啊，我是不是要把我们家的猫给藏起来，否则你会乱吃或者啥？就是那种问题，就很让人很无奈啊。对啊，中国人说我从来没吃过狗肉啊，这些什么偏见对不对？对，就就一样的。所以啊，这还是得像他这样了解。你知道，这前两天还出一事儿，挺逗的， <laughs> 说一在郑州，一个日本人。 开开车被交通警察了，因为这个日本人呢，拿的是他日本的驾照。嗯，那交警说你到中国开车，你得办国际驾照，或者你得有中国驾照啊。结果就要罚他。结果你知道这日本人，这日本人名字还有意思，叫阿布归南。 <laughs> 阿布归南一看没办法，说喊了一句：“钓鱼岛是中国的。 <laughs> ”钓鱼岛中国的。”放心了。没有，这警察说你就是说东京是中国的也没用。哈哈哈真是那是对了。对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你看，刚才就说明这个网上的这个新闻呐，就是快速的播报假新闻和更正。你看我刚才刚说这阿布归男嘛，他没有跟我讲，现在辟谣了， <laughs> 说那不是个，说那不是个日本人，那是个中国人冒充日本人。我钓鱼岛是中国的。 <laughs> 照理说你持了呃那个地方的驾照，又有他合法证件，在一个短时间是可以用的。 在香港就是可以用的哦。大陆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敢在在这个地方开车。是我不想，因为我觉得乱七八糟，就是开车的不文明。马马路杀手很多是吗？你觉得？对，就我很不好理解这个。德德德国几乎没有什么车速限制，你开一百五十公里，唰唰还有车在超你。但据说交通事故率不是很高，是不是？不是很高，对吧？我问你，你会觉得就是中国人不遵守秩序，呃，你会让你觉得很讨厌吗？ 我不会觉得这个是呃下面的人不就是他们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这是制度问题。制度问题。对，我觉得我看到包括我自己，我刚开始学车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很怪啊，很乱啊，闯红绿灯或者什么，这个是年轻人都爱做的事情。就是我不能骗自己说，好像我是从来就就很遵守规矩，对吧？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办法，你闯了一次红绿灯就完蛋了，警察叔叔他他不开玩笑嘛，哪怕我我爹是谁。 他也不管，没办法，这是法治。我觉得老百姓在下面，他们也是凑合，就是有点那种，我上面在往下面忽悠，下面也在往上面忽悠，就没没办法。对，但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呃，很多人在讲，就说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呐，什么说素质低啊，或者说到国外这个旅游啊，说弄得国家没有面子。呃，我我不知道，真的外国人是会啊，比如说有些中国游客，呃，假如说到德国去旅游，声音很大声，是不是？ 这会很让你们厌恶。 这个可能有有一分是真的，也有一点那种好像嗯嗯，就是乱去嗯购物一些奢侈品啊，我们自己都不不怎么买，然后但是一一就是一帮那种暴发户去那只要贵的就可以了，我们就会看得很无奈，就觉得哦，好像哦，中国人是这样的。但是大部分还是去法国、去德国的，因为德国没有那么大的商业城市，德国比较分散。你像我们去欧洲啊，包括去德国啊，我们觉得风景如画，非常的美哈。 啊！但是你看，你爱去新疆，呃，这个新疆啊，也是说中国，他们很多人都说中国最美的地方在新疆，最北美。你你觉得这个美和这个欧洲的那些美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觉得还是觉得新疆比较给人感觉比较伟大。 就是对，我觉得我们那儿的美是一种很，好像不是很危险的那种美，是那种被控制下去的那种美。秀气了，浪漫之路啊，开到新天鹅堡，那一路都是像图画一样，对，没有什么缺点，但是也没有什么挑战。对，而且阿尔卑斯山就就其实不是很高，我你站在最高的山，其实还不如在在西藏就是一个坑儿。 对，因为它不高，对吧？ <laughs> 对对，就就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野蛮，但是在新疆那些，包括南疆那些湖啊、那些山，我就觉得哇，就好像。 这个这个地方很有感觉。如果说对于我一个很喜欢浪漫、很喜欢冒险这种，小的时候看那种书啊，Mark Twain 或者是 Jack London 这种书，我就觉得新疆一流，很棒。哦，那你讲到这个浪漫，你对这个中国妞有什么看法？ <laughs> 妞，我觉得妞，我不会分国籍的。我觉得妞就是妞。如果说嗯，看上了，我也不管她是哪儿的。 <laughs> 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好像啊，这个妞她是中国的，她是德国的。但是确实，你不觉得跟中国女孩子这个谈恋爱啊，和跟这个西方的女孩子谈恋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嗯，其实这个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他还是会有那种，如果你真的看上了，你会很尴尬呀，你会呃脸红啊，那种就就。 就哪怕是外国人，哪怕是是中国人，都都差不多。如果说光是交流，那肯定很不一样。你知道，我们这儿一直有一个，也可能是偏见了哈。嗯，我们都呢觉得呢，就是说，作为中国男人哈，就是说外国男人找中国女孩子哈，我我们一点也不会吃醋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偏见，觉得啊，外国人看中国女孩子的长相啊， <laughs> 那叫完全找不到感觉，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，怎么他们找的都是难看的。 那不很好吗？对，对呀，所以我们也很累。 <laughs> 哎，你你觉得你是怎么看中你？你看中国女孩子漂亮和中国男人看的这个漂亮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追求的肯定不是嗯那么高，肯定不是那么白，肯定不是那么瘦。而且我从来我个人我从来不喜欢听话的女的，我不喜欢那种林志玲啊，声音很很温柔的那种呃温顺的那种女的，我觉得无聊。 就好像花瓶，我放在那儿，他给我倒茶，我我很爷们儿吗？其实并非，我应该找一个很厉害的，对吧？就是他这个说的很贴切哈， <laughs> 就是他他属于喜欢这种叛逆的，或有点有点个性的，往往哎真的是这样。要是传统的中国男人，可能就会觉得这样的女人呐不好驾驭。但是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中国男人要驾驭女人？ 嗯，中国男人对女的的标准是受两个影响，一个是乾隆皇帝下江南，就江南女子变成了一个审美标准；第二个呢，后来是洋娃娃，就是西方的这个，所以。 像西方人的那种女的，比较鼻子高、眼睛大、皮肤白，变成了个审美标准。嗯，那么在他们那边嘛，眼睛大、鼻子高太多了嘛，所以就挑眼睛比较小一点的。哈哈， <laughs> 啊，这个比较东方花木兰兮兮的，就这样。就基本上他们选择他，他从自己的选择出发嘛。是，所以咱俩在一块泡妞就各取所需。对， <laughs> <laughs> 酒吧里就不会打枪，不会打起来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这雷克小流氓挺可爱哈，但是你知道，要是中国的这个父母亲呢，就经常可能会问，就说你以后想怎么着啊？就我的拿什么养家呢？我我爸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觉得 <laughs> 世界世界上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的嘛，他都希望自己孩子也稳定有安全。那么这个不是说好像中国和德国也对，那你现在想这些问题吧，你总是晃来晃去。我不知道。 我不知道，就这样，先先这样混下去，写书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呃写字为生，就可不可不可以这样活着？靠写字为生，对，活着啊？那你以后就想在中国待着的呢，还是还是要回到德国呢？两个都很好，两个都很好。但是我在德国的时候，我会想念中国，会狂玩微博啊。然后，当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会想念我的我的家，就就很矛盾。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国际朋友都是这样的，都把自己新的一。 一部分留在一个地方，你收不回来，一直会觉得好像缺一点什么，所以最好不要去国外，不要去别的地方，就待在自己的家就会很安心。 <laughs> 那我教给你一个中国成语啊，嗯，脚踩两只船。哦， <laughs> 这脚踩两只船，中国和德国。哦，对对对。 <laughs> 徐老师，你想对雷克说点什么？ 那你现在在中国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就是过来宣传书啊。我平时在德国，我在德国呃上大学，准备毕业了，很晚，我爸都恨死我。三 <laughs> 十一我相信很多德国公司要跟中国做生意，他们会愿意愿意。中国话，你中国话。但是我没有生意头脑，我一点也没有。你不需要头脑，你能说话就行嘛。啊哦，对，你能说话讲的怎么这么好呢？ 哦，对，因为学汉语必须的。你还是有这个语言天赋，我很少见到讲中国话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